锵锵三人行，咱们仨凑到一块儿很难得啊！哎，广美那个餐厅，文道我们都去过了，你也应该去。我还没去呢，是吧？但他现在说就快来了一个很厉害的大厨，对对，等着那个到了，我要去试。我在努力当中，还在努力。他那个餐厅那个菜啊， <laughs> 那真是没吃过。哈哈哈我们。 <laughs> 我们那天是在别朋友家里吃了饭，对，去做。哦。但是我给你推荐，人广美能想出来，它不是那种纯粹的西餐厅，它有它有点像台式的西餐，反正是最后还得吃汤圆儿，是吗？对。哎。那我那个汤圆的整个那个那个摆盘啊，各方面的，就它不是地道的中式，也不是地道的西式。哦，那挺特别啊，去试试看。所以说，女人咱们能不甘拜下风吗？ 是啊，所以就说到这个杰出的这个女性，今天先说广美是吧？再一个呢，我看见广美，我也是想起来，也是让我唏嘘，我的这个英拉呀，又被他们抓进去了。怎么就变成你的英拉？对呀，英拉应该是他的点，他的他的菜啊。凭什么？我有那我的菜有那么老吗？不是，你你你要求的就是要他跟你一样大，但是。 她比你还大大你两个月，不是重点是， <laughs> 你要求你你你心目中的女性，真正这个可以够得上你标准的女性，是得从白天漂亮到晚上。哎，她在泰国就有这样的称号啊，从白天漂亮到晚上。是吗？看看看看看看英拉的照片，你瞧瞧，我们英拉，哎，临危不惧，在被女警啊端着冲锋枪押进军方的过程中，你像英拉仍然在美丽，她在微笑，是吗？她在微笑，啊，你瞧瞧。 <laughs> 这是英娜吗？这是这是这是你瞧，哎，漂亮是吧？嗯，真是，像这样的人，你说他从政干什么呢？他以前选过美，不是吗？对，没错，有这样的人从政才好。就是假如他真的很有料的话，这样的人从政就马上选票就很多，而且比较上进。你知道政客上进是很重要的，就是政客上进，我们过去常常以为领导人是不需要长得好看或者怎么样，其实。 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个政客上镜候，他吸引眼球多，别人会觉得他比较可信，会觉得他说话的时候你愿意听，这很重要了。这是，但是你说他英拉从中午漂亮到，从白天漂亮到晚上哦，从白天漂亮到晚上，嗯，我觉得肯定有一个人他不会同意的。谁？她老公。你们，她化妆啊，她化妆从白天化到晚上。 咱们出现在咱们面前，只有她老公能看见她刚起床的样子。你谁不知道？我现在觉得文道这可不能轻易给女人骗了，因为今天啊，女人全在捯饬。我现在这个多年我研究，也研究优优优优优秀妇女的体会。哎，真的光美，有有的时候我能看愣了，就是因为她这个化妆啊，哎，女人就像是自己的艺术家，她格外知道自己的优点和劣势。 比方说他要脸宽吧，也许他的发型啊什么的，加上他的一些化妆啊修饰啊，你真的你白天就是你看着你平常他出现在咱们面前是这这个这这模样吗？我跟你说，只有老公能知道那反差有多大。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嫁给老公没有嫁给你。我认识你十七年了，我老公每次跟我说，能咱能不化妆吗？我觉得你不化妆多好看呀。我跟你老公一样。 我也一样，对，是。 <laughs> 你还没化妆，是我们，我们都分不出你是化了，我们要本来就多漂亮，我们要呼吁的就是，我们要呼吁的就是，有本事别化妆。我不同意女人化妆，你这骗了我们多少年了？你这么就，你很多时候你找好了，感情也付出了，好像这还晚上，到时候你不化妆，一看怎么着？哎，这模样，感情也付出了，你退退货，你这你你没法 <laughs> 退，你知道吗？就没法退啊，这真的差别很大的。 我今天终于明白，就所有的妇女在婚前不准化妆，婚后才允许化妆。你的意思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有本事什么时候都别化，真没这本事。对，没办法。真没办法。你真没办法。你这我但是我跟你说那个差，我现在发现这个女人的长相，也许当然男人也是这样啊，瘦的因素，比如说摄影师可以告诉你，一个女一个女人说她好看难看，问题在于光，嗯，光线灯光不一样。 哎，一个女人可以告诉你好看难看，问题在于一个化妆品，甚至一个女人不化妆，她擦上一个口红啊，瞬间就不一样了，你明白吗？这这，而且呢，一个女人的长相，据我观察，哎，我能观察到什么？每半小时都在变，只要你认真盯着她，因为人呢不是死人，人是个 <coughs> 人是个活人，他在不同的情绪下。 从从上午上午也许温度湿度都都都不太一样，比如他在北京和在香港也不一样，北京干燥一些，香港就润一些。他刚洗完澡和他没洗澡也不一样，你知道吗？你得看好喽，你这你得他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很多男人傻就是他也他这个粗眉大眼的，好家伙就就这模样，就傻乎乎追来我怎么听你讲就像在买买。 去去去买一匹马或者一种宠物那种感觉，对，到超市去挑一颗白菜。看到什么时候千万别给他骗，而且我觉得你今天情绪不对劲，我你看你们就这样。不，你今天情绪很不对劲。今天情绪让我觉得好像最近受了什么刺激，有感而发。你千万别变成那个那个那个那个美国加州那个小孩那样，反女性的这个。是啊，我绝对不反女性，我对女性如火如荼的，那真太可怕如火如荼。我宁愿把男人都杀光，我也不不要保护女性嘛。这个我说的是啊，作为。 一个女性的爱好者，你我就知道爱好，我就知道你会误解我，就像音乐爱好者。我说的是很好的嗜好，我说的是实话。当然你不要窄化我，我说的问题的一方面固然有感情啊、心灵啊这种什么交流，那那那都是一边，那不是那都是另外一件事儿。嗯，不是说不重视啊，我说的咱们就单讲这一件事儿，也是很有趣。就女人的相貌之变化莫测，让你啊。 真的是能够，就就是跌跌掉眼镜就特别是一个女人呐，她完全不化妆的时候，你知道吗？她跟你白天习惯认为的她的那个样子啊，可以是判若两人。那当然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 我讲，不要不要讲夫妻之间，就说两个人真心相爱，你就说你真的处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皮相真的不重要了。什么他今天毛细孔大一点，皮肤好一点，差一点，脸色蜡黄什么，是没睡好，那个真的不重要了。所以。 老夫老妻了，那是另一个。不是不一定老夫老妻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就已经会过去了。你怎么还在纠结这个事情？在那个时候呢，文涛就会觉得我被骗了。 <laughs> 没有没有不，是，不他所以他总是这样， <laughs> 不是他总是觉得，呃，就像你讲的，大家会期待，大家关系已经很稳固，或者开始进入另一个阶段之后，这个脸色变了什么都可以了，他不行了，我上当了。不是这样的，你们。 不是你们都不如我们河北人， <laughs> 又不如我们河北人最实在。我们我们我也是半个河北。我受过多次这个这个这个欺骗之后啊，我哎慢慢想到还是我们河北的民间谚语，这太智慧了。我们河北人呐，这个找媳妇儿，过去农村里有一句谚语叫什么呢？白天看好，晚上去找。哎，我现在越来越，所以我现在要请女性吃饭。嗯。 第一次吃饭肯定是吃中午饭，要 <laughs> 白天看。白你我过去的错误在于什么？都是晚上吃饭，甚至还法国人 <laughs> 什么中国晚餐，那你根本看不出个模样，坑坑洼洼都看不到，是吧？对到白天一看啊，怎么昨天 <laughs> 就这样？但是你看，你白天，哎呦我的天哪，那个坑坑洼洼全看见了，它粉都盖不住，而且呢。 当然，我是说有点坏啊，有点犯坏，但是呢，也是很实在的。就是说，呃，这个这个见面呢，你看你要吃中午饭呢，时间长短，大家可以根据心情来控制。嗯，如果这个女的不喜欢我呢，她也可以说她有事早走。那么我呢，也可以说这个午饭吃半小时也行，吃一个小时也行，接着喝下午茶也行。你看，哎，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你你下次要吃午饭，他约到我餐厅去，挑高四米，四面大的落地玻璃。哦，那个亮了，那够亮的。 <laughs> 哎呀，那太好了，我还要带这个手电。 <laughs> 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英拉她老公的这个事情啊，你知道英拉其实没有结婚。嗯。 啊，她这个男朋友已经跟她生了孩子，她跟他生了孩子，但她不要结婚。是，但是她老公还是这么十几年了，她还是非常的仰慕英拉，非常的崇拜她。行，人家就没有像你这么的。那她为什么不结婚呢？按说泰国也是很保守的地方。不是不是，泰国不算，泰国不算保守。你不要忘了，泰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的护照有三种性别选择的地方。 真的，因为泰国不是很多，我们中国人叫人妖啊，其实是它是异装或者是变性，几种情况都有。那所以过去泰国人旅游呢，长期有个麻烦，就比如他到了别的国家来中国了，你护照上写的是男的，怎么样子整个就是女的，这怎么行呢？所以后来泰国护照还加多一个选性别选择，那么方便他们国民出行。你想看，这能叫保守吗？你说。 法国的那个总统来的时候，就得说女女友啊什么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咱们网上还开玩笑，就是咱们国家好像也是比较保守吧，不大提这事儿。也就是说，你要是倒退回多少年前，他到中国来还成问题了。 就带他的，你首先人民日报你不能登吧，就不能说法国总统跟他女友来。再一个呢，你安排住那个时候我们公安局的规定是没有结婚证， <laughs> 你住钓鱼在国宾馆是违 <laughs> 法的，你怎么说呢？是吧？外交豁免。对，所以 <laughs> 我就想，你说要是那英拉要是访问我国，怎么着？英拉我们得及其男友。我们我们现在这个情况算好了，因为现在其实你就算没结婚证也能一起开房嘛。 但问题在， <laughs> 对我怎么说开房了？他他比较大问题是在哪呢？是去中东国家，对，因为你比如说像其实法国那个总统当时也有这个问题嘛，就是你如果拜访中东国家的话，他们严格的伊斯兰教规底下，你你你女友或男友的身份去同房，真的是他们很难接受的事儿。美女怎么理解？比如像英拉这样的人，跟老公生了俩孩子，为什么她不结婚呢？ 要是你猜测，你觉得会是什么考虑呢？有没有这个必要咯？嗯，我觉得当一个女人，她从心里到她的外表都够坚强、够勇敢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婚姻还是就是说传统意义上还是赋予所谓的对女人的保障。像，但是我我觉得像，我觉得她真的是由里到外的，她够 tough，她不需要，她觉得我不需要用婚姻来保护我自己。 所以，当你不需要这个东西来保护你的时候，你有了这个东西，它可能变成你的枷锁。对啊，这事儿英拉老公听了不高兴。真的，我觉得有很有可能，比如包括像法国总统的女朋友也是，本身就很自主很强。对。他会觉得呃有必要婚姻吗？那当然，也许有些人很自主很强，他还是觉得想要婚姻，是因为可能从小到大，婚姻对他来讲就是一个。 呃，不是在于买保险了，而是在于有别样的意义了，神圣的、浪漫的种种的意义，所以他需要婚姻。但也许这些这几个我们说到的人，他他不在乎这个意义，在他来讲，婚姻就是单纯一个契约关系，这个契约关系要保障双方，他觉得根本没这个必要。哎，你但是你说这个，你没必要，没必要，那总统就戴着摩托车头盔就跑那儿去了。 对啊，他就没必要，他睡他更没必要嘛， <laughs> 对不对？要是要是要是结了婚这么办就不好办了，对不对？因为婚姻没有办法改变一个男人会不会变心的。是啊，而且该变还是变。当然我我是这个很庸俗了，这众所周知，我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就是那那天我也不禁想到婚姻这个事儿啊，真的不简单。为什么呢？ 你看，他们就说这个刘强东上市，不是刘强东上市， <laughs> 这个京东的京东上市，上市，不是开始谣传嘛？那帮人八卦嘛，说是什么 <coughs> 女朋友要什么求婚，在纳斯达克上市，要求婚。哎，我这个很庸俗的人，我就突然一想，我说这个求婚很很严重啊。嗯。因为一上两百多市值，两百多亿美金，那你说咱从小市民的角度讲，这一个求婚。 这等于是是是，哎，你的意思就是不建一百多个亿？我不是说没有爱情了啊，我是说这个在财产方面，他他必定他婚姻是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砝码，谁也不能够不考虑到这一点。上市公司这个公司是属于股东的，并不是属于这个刘刘刘刘先生的一个人的。对，身家百亿这个也也不错误的说法。对，但是当然就那就意味着他个人财富一定是非常高的嘛。 嗯，不不知道不一定，不一定。但是无论如何，外在的威势很大了。嗯，对呀，对呀，也会有点钱了。而且他如果是婚前上市的话，那个婚前上市的那个财产，可能跟婚后又没啥关系了。这中国现在新的婚姻法是这个样子嘛？婚前的所有的那个财产是独立，嗯，独立的。 哦，是吗？对。哎，你研究这个干什么？因为最近我前几年就讲了很热门的话题。对，而且最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多女朋友又开始在发这个，就是就是中国新婚姻法的这个东西。哦，你看女性关心这个问题。女性还是比较比较关心的，比较关心。就是婚前的财产怎么样？呃，就是如果不用分，不用分，对，还是要是离婚的话，就是各归。 就就原来对对，你的就是你的，我的还是我的。婚后赚的钱平分，应应该是这样是是有才才需要再去对大致上王梅讲的这是对的，但我觉得这个做法是为什么那时候很多人关注，是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法，就是说在这么国家多国家的婚姻法里面，我们的婚姻法是一个比较不保障女性的，比较呃偏重或倾向于男性的。 一个房，这是蛮特别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听说好多人呢，的确他不不能离婚呢，实际两口子已经不住在一起了。但是他之所以不能离婚，就是因为财产关系太巨大了。是。他巨大到一个啊，你很难分割。有的时候就是或者一分割呀，你比如说原本办个公司，这一分割他的生意也就失败了，就是或或或者说他很难再做下去了。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婚姻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说说什么自动放弃？我我说对于其实我没有去真正的研究过这个婚姻法，就是现在他们在外面流传的那个版本看起来就是说，你你你你基本上你就。 万一你跟你先生离婚的话，万一你们婚后没有一起有共同的这个收入或积蓄的话，基本上你就玩你就完玩了。但是我不晓得这个真实度到底有多少。像呃，可能十天前吧，我到那个北京的朝阳区的一个公证处，我要公证什么东西呢？因为好多好多年前我在北京买的一个小房子，当时地产商送了所谓的送了我一个停车位。 然后呢？那他送给我，我有使用权，但是我没有那个产权。后来他们就说，哎，你再补一点钱，你可以把那个产权给拿回去。那这个过程，他们就告诉我，你要去公证处要办很多很多的手续。然后我就去了公证处， <coughs> 公证处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结婚了吗？我说我结婚了。他说这房子婚前婚后买的？我说婚前买的。他说那个你要办公证的话，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让你老公跟你一起来。 当我们的面签一个自动放弃财产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自动放弃书，就他的那一份。但是问题是那个房子是对，我也不太理解，就是说那个房子是我婚前买的嘛。是。那如果按照这个中国的婚姻法的话，那那个房子其实跟我先生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尤其是一个停车位，谁会去为了一个停车位去费这种心思？但是他们就要求说不行，你一定要。 我说那我可以让我先生写好签好之后拿过来，他不行，一定得在我们面前本人在这儿签。嗯所以这也是我很不能理解的事情。那你说中国的婚姻法对女性不利？呃，不也不能说对女性不利，但起码比较起很多别的地方的法律来讲，话，它这样的安排是是比较保障男性，比较保障男性。比如说很多男人会担心。 说，如果你很有钱的话，你先娶一个太太，这个太太，呃，是不是将来就只谋取你家产啊，或怎么样？当然，将来要是不愉快分家了，如何如何？所以我们才会听过像，呃，默多克他们不是婚前都有协议的吗？就说万一将来要离婚，怎么怎么分，就是为了防这些，防将来要是分手的时候拿掉你一半家产嘛。那么现在我们这套婚姻法的做法底下，你看到就是几乎我们是不用担心，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原来有多少家产，你将来离婚之后还是你的，你其实不用太照顾你的太太。原来有一些分给她，但是你跟她结婚之后再产生的财富，才从那个基础上再来计算。但是你看啊，我最近看一些文章，你就说起默多克这个事儿哈，呃，有人就说看这个邓文迪的这个这个这个脸脸相啊，这个这个照片呢，大反正里边有一种唏嘘啊。就比如说咱说啊，女人你要混到英拉这份上。 嗯，确实，你不需要婚姻去保障自己。可是英拉也很奇怪，就说你就说她从早漂亮到晚哈，我就说另一个英拉就是马英九啊，在这个台北，她也是靠脸蛋吃饭，对吧？不是 <laughs> 一半儿， <laughs> 一半儿行吗？哎，你你不能不承认马英九的选票，相当一部分是女性，有一而而你不能不承认这些女性，太重离不一定是最重要。对，离开了她的脸蛋不也不行，对吧？但是。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马英九先生操劳了。嗯，当所谓咱不能说他他他就说啊，他这么些年来，你看这个模样没有，残了，就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说，呃，女人如果真的去操劳，说跟男人在，因为今天的社会其实还是女性弱势的，很多规则是男性制定的，你知道对女性不利的，女性要想当强中强，比你们男性至少并驾齐驱的话。 女性也许就苍老的很快，但这但是那么，但从政的人，尤其做领导人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下台的时候样子会比上台的时候。精神饱满，不是必定也没没那样，对呀，必定都是这样。我我前阵子才看到一个张学良的晚年的一个一个一个关于他的传记、自述之类的一些材料。 有个场景很唏嘘，就是你知道张学良在台北不是被幽禁吗？嗯，太美了那个房子，对，上个月去了一次。是吧？对。但是那是后来才能够住到那么好，但他原来幽居地方，比如在高雄啊，在什么，还要跟别人分着住或怎么样，反正签了一段时间。那么后终于十多年后，就大概从他被幽禁在倒在大陆的时候就被控制住了，十多年后才终于又见到一次蒋介石。 然后两个人见面，他看着蒋介石，两个人都过了那么久了那些事儿，那这时候他就很看看，就握着蒋介石手说：“总统，你真老了。”然后蒋介石也很唏嘘看着，你看你头也秃了。嗯是这样，我觉得你你在那个群位不能不老。对呀，但是你看英拉还真，我觉得我们英拉没老。 你们英拉都抓进去了，都还满面春风呢。 <laughs> 英拉真淡定啊，真是。英拉是什么护肤品？所以我觉得这个泰国人这种乐天的，嗯，这种就是说我这样讲吧，你知道在过去的多少年啊，嗯，从一九什么？ 他们平均大概每四五年就一次闹一次政变，他他他是那个军军事政变，他还不是只是单纯的那种什么游行啊，什么抗议一下，他军事政变是平均四点四年就要发生一次。我还记得就是有在就是上一次的那个军事政变的时候，我刚刚好在泰国，啊，我妈着急的，你你要小心啊，你他就觉得是那种枪林弹雨的那种感觉，完全不是。他们政变变成当选举了，是个很习惯的嘉年华，对。 真是一个嘉年华会，大家一起穿着那个黄色衣服在那边，然后吃吃喝喝、打打闹闹的。 <laughs>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民性，我觉得这个是人民性。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这个片已经变成像选举一样四年半一次。对，所以其实市面一切正常。很正常。